锵三人行，这个今天谈一下小田的问题啊。这个很多时候啊，我都觉得跟我讲话是吧，好像不是在跟我讲话 <laughs> 是吧？吃个饭什么的哈，你都是他看着看着跟你吃饭的人呢，还是看着什么？我已经很注意了吧？哎，他算是年轻人，你知道吗？他身上是体现出这种这种。我给你看一组照片，今天咱们就可以谈谈这个。我的朋友发给我。 我后来想起啊，最近我的这个朋友们经常就发这种牢骚。有一次啊，就是有个人就火了，你知道吗？就是说一大桌的人吃饭，给一个人过生日，过生日，我就火了，说是干什么嘛？这这都低头拿着这个手机，说这个有什么意思？上个菜上来就咔嚓一拍，就恶心巴拉，就开微博的这种，喂喂喂喂发，那太讨厌了，你知道吗？就所以我觉得这个乔布斯啊。 我早就说过， <laughs> 你们那么崇拜他，我认为这个人呐是是一，他也是个魔鬼， <laughs> 他也是个魔，你知道吗？他就是他这这非一佛一魔的这么一个人，也可能是魔。他带来了什么？改变？ <laughs> 对对，好，我们来看看这组改变啊。你看，这是这个闺蜜们在聚会，这在聚会吗？每人在干这个，你再看下边。 这是朋友们在吃饭，这是在跟谁吃饭？你再看下边，这是在博物馆。这仨女的她们是来看博物馆的吗？你再看下边，这个是喝下午茶，还玩玩玩玩玩玩自拍呢。还有一个，你再看下边，这个去海边了。这就去现在这孩子们，对，哎呦，真是他们就不会玩儿。我有时候我觉着，真是这是看球赛。 <laughs> 你说看球赛，哎，你再看下边，这是谈恋爱，俩约会，最后就约会成 <laughs> 这样。 <laughs> 不过可能这人找的不不对哈，看这模样我也想看手机。 <laughs> 这是驾车出去玩，自驾游，这都容易，这就容易魂归西天，你知道吗？你看这是地铁里坐地铁啊，还有什么吗？这无穷无尽的，这排队，哎。 这倒是它的积极作用。我我倒觉得这个东西还还有吗？爱爱因斯坦说：“我担心有一天科技充斥人间时，世界将仅剩下白痴的一代。”哼，小田，你反省一下吗？我为什么要反省？我不知道爱因斯坦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那句话。但是我觉得 somehow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爱因斯坦会说这个话。你要知道，爱因斯坦。 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啊，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而且他是亲眼见到了那个原子弹，当然不是这个亲亲眼啊，原子弹炸在那个长岛和那个广岛和长崎。个发明都跟他有关。对呀，他的这个 E 等于 m 乘以 c 的平方嘛，直接是最后这个为原子弹的产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后来就自己忏悔，他说：“早知道我不要去提醒美国生产原子弹。”嗯。所以说，他他穷其一生在思考这个科技的道德问题。 所以说他会提这样一个命题，这是他说的嘛？我不知道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用什么武器打的，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肯定是用棍子和石头啊。对，爱因斯坦。对，而且还有爱因斯坦，我们咱们要说爱因斯坦，他不是一般人，他是一个天才，和我们不一样的。为什么要说爱因斯坦？他是。 可以说啊，这个近代以来所有的科学家里边最聪明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所有的公式、他的理论，哎，不是用很复杂的那些数学公式研究出来的，也没有模型啊，也没有这些实验，他所有的实验都在脑子里。没错，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手非常笨，你知道吗？就跟那个杨振宁，跟跟杨振宁似的，杨振宁当年在他的这个大学里啊，也有那个什么叫“爆炸博士”之称， <laughs> 就是他做实验经常就炸了，就是手非常笨的，就是理论。 他全是就是想，全全全想。爱因斯坦就是这样。所以爱因斯坦他不需要科技，他只要脑子。我手机这个事情，其实这种场面呢，在地铁里我常看到，有时候也也觉得这个画面很很很荒谬，就很荒诞，就有点像卡夫卡描写的这个一个荒诞的世界一样。但是呢，积极的来讲呢，它倒又证明了一个马克思讲的道理，就是生产力决定一切。 曾经有一度，我已经怀疑了，我我已经我我觉得生产力已经不决定生产关系了。你说你现在？ 是盖房子的技术决定，还是卖房子的技术决定？我觉得是卖房子的技术决定，盖房子的怎么盖房子，对不对？就写书也是这样，到底是你的书的写法决定，还是怎么卖书决定？最后是读者的反应、销售策略来决定起所以很多时候我怀疑现代、后现代社会是生产关系在决定生产力。可是这一次这个电话的一出现，这个网络的一出现，我就发现最厉害的还是生产力。 就生产力，它从根本上又把你们所有连带的整个社会秩序、生产的那个这上层建筑，包括文化观念，啪一下子又打掉。你挡不住啊！你你说它荒谬，你我们现在想想，我们挡不住的，真是挡不住。是，这是一个没办法的，就是啊，你就等于过去这个练武功的武林高手是吧？你得做人到了一定程度。 才能把这绝招，师傅才能把这最后的绝招教给你，你才能厉害到这个一个程度。可是问题，如果你做人，你的自我控制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你的功夫到了这个程度，那其实很危险。包括哎，包括很简单的，你说人呐，从古到今到现在，我们的感情能力，呃，情商没有多大变化吧？基本上世世代代差不多。可是你现在要应付的啊。 就不一样了。比如说那天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微信哈，你们以为就是这个这个这叫干嘛呀？谈恋爱啊都不能叫谈恋爱，谈恋爱还把他们高抬了，他们叫什么呢？就是那个都是什么互相诱惑，对吧？勾来勾去。我说这个东西啊，你最后怎么互相诱惑勾来勾去？哎，他这个你你知道，我现在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个网状关系，你从微信就看得出来。 网状关系，网状关系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以为这个女孩她跟你聊的吧，你可别以为 <laughs> 她同时跟八个人聊，而你也是这样，你明白吗？就是说，哎，你跟她意淫呢，俩人在这儿干嘛呢？这个，就是就是就是勾勾搭搭，对不对？我说你们每个人呐，都产生了一种自己啊，可以跟好几个人发展可能性。咱过去讲的找对象叫什么呢？广什么广泛撒网。 重点培养好广种不收对微信很多人以为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这个工具，这不是同时可以跟很多人在这儿意淫吗？对吗？可是实际上啊，就跟说最后在酒吧里认识的朋友都不靠谱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小田，你说说。 我不知道因为什么，我不觉得呀。反过来讲，我会觉，你觉得你这么搞很很合适是吗？我没有这样搞过， <laughs> 但是我会觉得啊，这个，当然这种科技或者说您讲的这种谈恋爱或者怎么样子啊，互相勾搭的这种形式啊，我觉得是把这种感情啊给均匀化了，但是感情总量是没变的，这是一个事实，就是如如果科技有这样的功能的话，那说明它人性就有这样的需要。对。呃，但是实际上啊，这个成功率啊。 会更低。那这个取决于你的成功的概念，活的意不，不，我的意思是说啊，呃，经常就是，比如说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我现在反倒觉得需要靠专一，就是你你对你专一的跟一个人，你们之间呢有用心呢，有真的关系。这个里边有的时候说实在的，有时候还要忍受寂寞，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苦恼了，苦恼了。 那不是说这头苦恼，我马上我就可以找别人，你知道但是你像微信这个，你就会发现，哎，跟他聊不爽了，马上就可以跟他聊，哎，跟他聊不爽了，马上这人呢，我可以有很多选择。可是唯其如此，你哪头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这个还是能量守恒定律啊，就是讲的对啊，就说你单一的你是十。 他一分散，他是五。那有的人觉得我就是拿一个十。那有的人觉得我一个十，我不喜欢，我宁可五。看你的取向在哪？不，而且还有一个，我可以再给你们看一段。嗯。卓别林同志也发表了演讲，是吧？他这个代表希特勒发表了一番演讲，讲得很好，在网上流传。啊，我让他们找了几十秒。重要的是呢，他其中有一句话呀，就是证明了我的伟大，因为我以前也说过。 <laughs> 你可以看看这个卓别林的演说啊。I'm sorry. But I don't want to be a, an emperor. That's not my business. I don't want to rule or conquer anyone. I should like to help everyone if possible. In this world, there's room for everyone, and the good earth is rich and can provide for everyone. The way of life can be free and beautiful, but we have lost the way. Greed has poisoned men's souls, has barricaded the world with hate, has goose-stepped us into misery and bloodshed. We have developed speed, but we have shut ourselves in. Machinery that gives abundance has left us in want. Our knowledge has made us cynical, our cleverness hard and unkind. We think too much and feel too little. More than machinery, we need humanity. More than cleverness, we need kindness and gentleness. Without these qualities, life will be violent, and all will be lost. 你看里头哪句话，我就说是我以前说过的话。哪一句？啊，哪一句？ 就说这个机器，我们以为能帮忙，实际上它扩大了人的欲望。你知道，就是这个这个玩意儿啊，这个这个 iPhone 啊，它扩大了你的能力，可是扩大了能力的同时啊，也扩大了你的欲望，扩大了你的贪心，扩大了你的野心。你知道，这个事儿就变得你被他奴役。我现在就觉得我被他所奴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可能性啊，使得我。 能够做更多的事，嗯，你知道吗？我现在就老在想，就是说，哎，我现在甚至有时候都不应该啊，就开车的时候手里就在发着微信，这都是很危险的，不应该这样。但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坐地铁啊，本来你可以看看窗户外头，或者你可以看看人，你可以看本书，对吧？但是你知道，现在他让我有了这样一种能力之后啊，我可以同时做八件事儿。 我可以把咱们今天的节目都准备好，啪啪跟这个助理都联系好，同时又跟几个朋友安排好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它使得我们人类的能力确实是扩大了，可是与此同时你会发现呢，哎呀，怎么这么样的忙？你知道吗？你这个完全的没有没有空间，实际上是你自己，你知道吗？这就是机器扩大了你的能，你你能干一百件事儿，确实是，但是问题在于。 你的人本身是有限，希望扩大了，但道德规范并没有同时的解开。我从手机哈，我联想到这个以前这个日记九种，郁达夫写过一个很有名的日记九种。他在几天的日记里边写了他的太太寄给他一件袍子，他发狂的爱上了王映霞。他徐志摩安排他跟他的表妹，就徐志摩的表妹见面，有点相亲性质。 他晚上很痛苦，跑到四马路去找了一个这个性工作者，的，没做什么，就是抽鸦片。然后他又见了个日本作家佐藤春夫，他又起草了一篇文章《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那个时代，一个人他可以把这么多很复杂的事情写出来作为日记发表，社会照样宽容他。今天如果哪一个人， 把自己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个多侧面的生活写出来的话，他是教授他就完蛋，他是政治家他就是死路一条，他是明星他是绯闻，他是老百姓也要被人抓起来。嗯。因此，现在我们怎么办？只能靠手机。现在我们同样在做这些事情，最知心的就是手机。嗯嗯嗯。每个人现在每个人，我告诉你，最认识你自己的，不是你单位里的老板。 不是你一天天见面的同事或者多年不见的朋友，甚至不是跟你一起上床的情人，跟家里的人，嗯，他们都有不知道你生活中的不动的东西，不知道的东西，你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用恩格斯的一句话就是说，人的性格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在手机做了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很可怕，对，但是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对。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变得更狭窄？这些规范，你看，你你你明白我刚才讲这番话的意思没有？呃，现在每个人要是把手机都打开的话，每个人就像有的人号召的说，情人应该互相交换密码的话，那大家都变成雷锋日记。 <laughs> 嗯，对不对？嗯，这好像就是说的什么呢？那个科技啊，应该说它是这个，它是具备这个工具理性的，但是它有没有价值理性？ 他有没有道德理性？这个完全取决于这个用科技的人。对人，还是你这个人呢？你这个人呢？你这个修行啊，还没把自己修炼到一个程度，就你能够管理他、驾驭他的程度。相反，那就是毒品，你这 <laughs> 完全是上瘾的。你比如说，这些个宾客坐在一桌吃饭，难道他不知道吗？他应该把手机收起来吗？哎，我认为以后咱们可以推广这种教养。你看吃饭，你这是不礼貌的，对吗？但是你看，怎么忍得住？怎么忍得住？ <laughs> 我讲，我我我讲个相反的例子，我最讨厌麦当劳。嗯，在莫斯科旅行，你想多么漂亮的城市，可是我居然看到麦当劳就会跑过去，为什么？因为只有那里有 WiFi。是，你几天旅行没 WiFi 的时候，你一旦有 WiFi 的时候，你就跟你原来这个世界接通了。嗯，所以我。 平常我很看不起这种，但是那个时候我发现大家坐在这个这个这个麦当劳，他就用这么一个东西来吸引。为什么？因为你在旅行当中，你跟你原来的世界接通了。我一打开，我学校给我发了五十几个短信，你怎么办？哎呦！而且我前一阵儿有一个体会，我才知道，我过去一直认为啊，这个人生的这个最快乐的事情，我一直认为是这个男欢女爱啊。但是我前一阵儿有过一个经验，我发现。 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是啊，你的手机丢了，说明你老了。不是，二十二十四个小时之后，你找到的时候，我的天哪，那个你知道，我这二十四小时我看电影的时候丢了，嗯。 完了，就是这个疯了，我就天塌下来了。我这才知道，就说你设的这个开机密码，咱设了哈，但是你设的是简易的，你知道吗？是四个数字的，四个数字的太容易破解了。嗯。然后我一晚上，我就我就就疯了，我觉得怎么办？然后我到打电话给那个电影院。 第二天我就回去那电影院，每个座位底下找，找不着，然后我就在那个又一城那儿，这个保卫处那儿留这个单子，就说捡到了给我，然后我就开始想着种种应变的方案，因为里头比较比较多可能的是你打开电脑，你里面的录像已经出现在人家的， <laughs> 这也是一个担心啊。 这也是一个担心啊，怎么跟自己的朋友道歉？要命的，怎么跟自己的朋友道歉？对对对，冠希这种错误我也犯，不是？他也删掉，就是这个，比如说有些照片和录像，你不是删掉了吗？但是你又会想起啊，这个冠希的事儿，就说手机要是有技术高手，能不能把你删掉过的东西 <laughs> 全弄出来？而且就说好像没有，你你。 你知道你的通讯录？承蒙你们叫我一声年轻人，我有一个问题，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没有想到在电脑上去 disconnect，然后从电脑上你的主机上面去格式化你的手机呢？对，我跟你说，可以的，不，哎，我这次怎么做法的？我真的不是，我已经会了， <laughs> 我现在全是这样的啊！我现在全是这样，是因为有了这次经验，我才知道，因为你要打开它，你的手机里有一个叫找到我的 iPhone，包括找到我的电脑，苹果有这个。 找到找到以后呢？哎，我还不知道。你如果丢了，你可以遥控删除，啊，可以删除什么呢？但是所有东西应该都可以吧？可以格式化它。可以格式化它，你知道吗？呃，但是有一样，如果对方捡到你手机，他就关了，不开，哎，你也控制不了。当然，他开不了，他也没法拿你的东西。嗯，他只他也只有把你的格式化了，你知道吗？就是。 哎呀，就是所以说这是科技是个双刃剑，是吧？最后你要好好用它。最后我就二十四小时之后，你看找到这个程度以后啊，我开车，我这手底下一摸，在座椅底下， <laughs> 我摸到一个方块，一种冰冷的感觉。哎呦，你知道？不是，这个就是哦哦，我的灵魂在这里， <laughs> 我就体会到了。 <laughs> 这是我的超过生活。超过性高潮那种。 嗨呀，哎呦哇，天都蓝了，你知道吗？就是太快乐了，再来一回，再不要呸呸呸，再再次证明，就是所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laughs> 就是天哪，我不敢想象你的手机里边有什么三人行， <laughs>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我有焦虑症，你知道吗？广告之后见。 <laughs> 人生最大的快乐不是失去，而是失而复得。失而复得，哎，不是得到啊，光得到我的快乐没有说失而复得的那种快乐。嗯。 所以手机在现代社会里的扮演了面具，嗯，它它是人的一个对外的全部的一个来往。有一个朋友打了个比方，它是人的一个器官。他说什么？那 <laughs> 那什么器官？就不管你什么器官，反正你早上起来眼睛一睁，第一件事情不是摸头摸手摸脚，而是摸手机。哎，是因为有闹钟吗？就 <laughs> 就早上一起来， <laughs> 第一件事情摸手机。嗯，就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所以这个真是回回过头来想，我今天在听你们二位谈这个问题之前，我真的没有太多的考虑过。我我觉得好像这一切都很自然，或者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以前在这个工业革命的时候，工业革命之初，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惶惶然，觉得不可以接受？啊，也有人称这个火车是魔鬼，对吧？但是好像你时过境迁，一切都很自然呢，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社会。呃。 时过境迁呐，人类发生了一个不是说不管，人类发生了一个纠错。嗯，比如说英国工业革命，嗯，那个时候是惶惶不可终日，觉得污染成这个样子，但是后来啊，你觉悟到这一点很好，嗯，英国就采取了措施，对吧？比如说泰晤士河那个污染，我那天看到，就英国一下子就上百座污水处理厂，然后用了一百年的时间，把泰晤士河变成了今天这样的水质。嗯，就说。 不，我们不是说这个，我我，所以我觉得我们觉悟到这个好，嗯，觉悟到这个，然后饭桌上不要用手机，对，不是，然后我们新的进步，然后我们的整个人类的社会秩序就会做出一些调整，对，比方说在日本啊，在日本开学术会议。 所有手机都是关掉的，没有人在学术会议期间去听一个手机跑出去或者怎么样，这个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对，比方说现在我们也可以提倡吃饭饭桌上大家不要可以手机。对对不对？对，还有一条这个非常尖锐的挑战，这手机电影也拍了。 就是你家人中间，手机是不是你的私隐的一部分？是，就是你亲爱的人之间，是不是你可以看对方的？不能看。应该有这种默契的吧？这这这个这个是也是对我们的道德秩序的一个挑战。就好像你说手机是你的器官的话，包括父母对小孩，尤其是未成年小孩，都不能看。那你这个这个李双江可不可以看他这个李天一的手机等等之之之类的这样的？他那个看了可能会好点儿。 <laughs> <laughs> 你看你看，所以他。 会引出很多很多的道德问题，很多人到时候会讲我们完全心连心啊，我们大家百分之百的忠诚啊，你，你而且你不看，你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laughs> 还是不会看的， <laughs> 那我看看你的。 <laughs>